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三百零九集。第二天，仙娥们守在外面，安安静静，不敢发出任何响动。林清霄从立正殿议事回来，见他们站在外面，问：“还没醒？” 仙娥摇头，低声道：“上位。林青霄明白了，他挥手，仙娥们整齐退下。等人都走后，林青霄推开店门，无声的走到店内。内殿帷帐都放着，模模糊糊的薄纱内，一个女子侧躺在床上，正睡得沉。林青霄看了一会儿，轻轻撩起帷帐，坐到床边。洛寒。 林青霄低唤：“该起了。”洛寒长发散在榻上，他动了动，将脸埋入枕头中，一副不想听、不想起的样子。林青霄无奈，搂着他的肩膀，将他半抱起来：“你睡太久了，不能再睡了。”林青霄将他抱起，洛寒脖子后仰，露出一截纤长美好的脖颈线。 洛寒头还沉甸甸的，完全无法离开床榻。林青霄没办法，只能拖着他的头，将他放在自己身上。林青霄身上的布料凉凉的，兼之他的体温也比寻常人低，洛寒才靠上去就被冷意刺激醒了。洛寒强行被唤醒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洛寒睁开眼，不满地瞪了林青霄一眼。 你干什么？为什么非要吵我？睡太久对身体不好，都五十了，该起了。洛寒听到更不满了。我昨晚睡没睡觉你不知道？林清笑默然，片刻后说：“好，是我不对，今天晚上一定让你早些睡。但现在你不能再睡了，起来活动片刻，对你身体更好。”洛寒还是不想动。 林青霄干脆伸手覆在洛寒额头上，他属性寒，手指更是常年冰冷。洛寒被冰了一下，笑着捉住他的手说：“你好烦，啊放开！”林青霄环住他，将两只手都覆在洛寒脸上，清凉从脸上传来，脑子逐渐清醒，洛寒的睡意消失。他无奈的叹了一声，说：“嗯，好。” 吴奇。滚！林青霄捧着他的脸，轻轻吻了下他的额头。快换衣服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林青霄说完，十分有经验的补充了一句：“不许再躺回去了。要是时间到了你还没动静，我就进来帮你换衣服。”真烦人！洛寒一脸木然。林青霄将他放好，起身离开。他转身时。 见洛寒头发炸毛，木木地坐在床上，好笑地摸了摸他的头发，“滚别闹。”洛寒换了身全新的衣裙，昨天那身裙子到底还是报废了。好在玉清宫不缺衣服，洛寒挑了一件浅紫色束腰裙，外面罩着白色细纱，罩衫上还点缀着细碎的水晶，走动时宛如银河闪烁。 洛寒走到外间，林青霄正坐在外面看东西，看到他出来了。林青霄合上书，起身说：“我来帮你晚放。”林青霄拉着洛寒坐在梳妆镜前，精致的水镜倒映出两个人的身形。林青霄从首饰盒中拿出玉梳，问：“早上或者是午膳，想吃什么？”洛寒想了想。 爆出一连串菜名，林青霄手指轻轻从洛寒发中穿过，有条不紊地将洛寒头发盘起来。洛涵看了一会儿，突生好奇：“你为何会盘女子的发髻？”啊上次替你打理头发的时候还不会挽发，后面一直引以为憾。这些年，日日盼着你醒来，想的次数多了，就慢慢会了。 说话间，林青霄已经将洛寒的长发盘好，他拿取一簪，将发丝固定，随后他次第用了珠花发钗、步摇，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不紧不慢，一个清雅大气的发髻慢慢在他手下诞生。洛寒从镜面中看着他的动作，问：“你当真是第一次给女子盘发髻？”林青霄微微叹气。 当真？有没有其他女人？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可是你的动作未免太熟练。洛寒并不是怀疑林青霄，他只是觉得奇怪。你都没练习过，熟练程度就不输专精盘发的仙娥。你真的没经验吗？谁说没有练习？林青霄打理好他的头发，俯身环抱在洛寒身边。 轻轻靠在他的鬓发上。这些年，每次看到日出朝霞、长风皓月、花开花落，我就会想你。这虽是我第一次动手，可在脑海里，我已经排练了无数次了，早已将每一个步骤都烂熟于心了。日月花海和我有什么联系？林青霄轻笑。 没有联系，但是当我看到一切美好的事物，都忍不住想起你。洛寒动容，握住他的手，靠在他身上。林青霄也紧紧环住他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自他遇到他后，世间一切美景都是他，朝朝暮暮都是你。邹继白。 长义邹于祖，现任玉清宫禁军首领。在别人眼里，他的经历也算得上平步青云，气运不俗。毕竟天地亲兵这个跳板，可不是任何人都摸得到。何况邹继白还做到了禁卫军首领。但是人生际遇一事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邹继白从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前途无量，实际上他却有一些。 不为人知的痛楚，比如全年无休、工作高危，逢年过节就忙到飞起，代表了玉清宫门面必须时刻保持形象，并且因为不幸跟了一个极其工作狂的上司，导致他至今没有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。不光如此，他还要忍受上司全方位、多角度、不间断的秀恩爱。今日天气晴，微风，长潮日。 一大早，玉清宫就忙碌起来。邹继白守在玉清宫门口，警惕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臣子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这都是一个寻常又典型的天宫工作日。等散朝后，大部分官员离开，少数真君留在立政殿和陛下议事。陆陆续续的真君们也出来了。这时候，宫内有人来给邹继白传话，说陛下召见。 邹继白心里有数，过几天就是百花大典了。林青霄现在找他，多半是为了百花大典守卫的事儿。邹继白立即赶往立正殿，立正殿前守着好几个侍者。侍者见到邹继白，将邹继白引入一道隔扇门外，示意他稍微等一等。邹继白安静的等在门外，隔着精致的帷幔，邹继白隐约能听到里面的声音。 先是一个女子的声音：“百花大典又和我没关系，为什么要我写祭词？”这是天宫的传统。另一个清润的男子声音响起：“百花大典一百年一次，关系着凡间农时和收成，历来要天帝和天后亲自书写祭词，以祈求接下来百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”凡人迷信也就罢了，天宫也搞这一套。 连我都不知道明年的气候是什么样子的。区区一个百花典礼，就能让一百年风调雨顺？男子似乎有些无奈，说：“天宫传承许久，难免遗留下许多死板教条。这些说辞都大同小异，你照着往年的祭词抄一遍，就能应付礼部那些人了。”女子在翻什么东西？片刻后，不可置信道：“这么长！”邹继白非常能明白洛寒的惊讶。 因为他也深有同感，天宫别的没什么，唯独规章制度多，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报告文章，长得出奇。邹继白深受其苦。林青霄说：“不急，我陪你一起抄。”邹继白站在外面，心说：“这对夫妻麻烦不麻烦？只是抄个公文而已，回去各抄各的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待在一起抄啊？” 粘在一起是能少抄一个字儿，还是怎么着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